喂，你们刚抢到了多少双袜子来着？叶修叼着烟，转头亲切问候了一下魏晨。魏晨表情比较狰狞，十八双，这是他们的成绩。刚才看到叶修他们的窘境时，他没少在叶修耳边来回念叨。这个成绩可是已经足够惊艳了。目前队伍排行榜上领头的成绩也不过是三十一双。 那可是经过三场活动才取下的，但是现在叶修他们却是把二十双全部收入背包。听着这家伙对自己的问候，魏晨相信自己如果也在那土里的话，一定会把君莫笑的位置立即出卖掉。你别得意，还没结束。哼，你认为我连这一百二十秒都撑不过去？魏晨无言以对。叶修的水平。 称两分钟根本不难，虽然其他玩家都已经是疯了般的在地图上搜寻着君莫笑和包子入侵的身影，但是毕竟他们还是一盘散沙，不是四十多人遇到一起和这二人开战，这种情况下遇到了君莫笑或是包子入侵，又能怎么样呢？包子位置，叶修更多牵挂的还是包子的情况。 之前的任务包子漂亮的完成了，但现在还有一百二十秒，包子可不要出什么状况才好。问明了包子目前的位置，叶修看了看两人距离，自己过去接近需要点时间，于是君莫笑果断甩开千机伞，施展技能格林机枪，疯狂的一通扫射。君莫笑的视野范围内并没有玩家。 但是，这机械射击的轰鸣声，加大风雪也无法掩盖。这种时候，除了发现了君莫笑或是包子入侵，哪里还会有发生战斗呢？于是，这样的声音迅速吸引到了玩家注意。叶修唯恐普通玩家的水准、听力辨别方位的功力不足，格林机枪完了，又是翻着技能表，选用各种大声效的技能来制造噪音。 终于，视野所及的某个方向出现了一名玩家的身影，于是君莫笑更加主动的迎上去了。在这里，那玩家发现君莫笑身影一瞬，他别提多激动了，连忙也在队伍里给自家兄弟出消息。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君莫笑的话是他们一队五人就能击杀的对手吗？五打一。 正常情况下当然是万无一失的优势了，但是君莫笑这种对手绝对不是正常情况。小队五人略一商量，终于没有被毒蛇冲昏头脑，果断在地图频道里发出消息，公布了君莫笑的所在。一百二十秒的倒计时，早在系统公告已经就已经在跳动着了。 始终找不到目标的各队玩家早已经进入癫狂状态。这时看到地图频道里突然有人说出巨魔校的所在，根本顾不上想太多，抓紧时间就往那方向奔了去。包子注意藏好啊！叶修喊了声。虽然他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但也难保有人在朝他赶来的路上又遇到包子入侵。 包子这时的视角可就再不只盯着一个方向了，三百六十度麻利的旋转着，时时注意着周围的动向。一直搞尾行的包子，现在对这图的天气相当适应，而且也很会利用。什么样的距离可以看到角色身影，什么样的距离可以看清角色姓名，他都已经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一门心思奔向君莫笑所在的情况下， 想隐藏还是很容易的。大家都在抓紧时间呢，远远看到包子入侵这样一个角色身影时，未必还有心情过来看看是谁。包子就这样安危度过了难关了。叶修这边呢，众玩家从各个方向赶到，相互又没配合，不可能是什么精妙的包围。他很轻松寻找着空档。 把所有人继续朝远离包子入侵的方向带去。君莫笑身后的身影越来越多，倒计时的时间却越来越少。这样只是追，显然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有拦截、有限制。玩家们预判着君莫笑的走向，开始斜插，开始绕前。但是，只是三五人的这种拦截，对叶修能有多大用？ 基本都是被叶修连打带跑的就冲过去了。零，随着倒计时跳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所有的角色都已经不再接受玩家的指令，站立不动了。系统飞快公布了最终成绩，同时神之领域的世界频道系统也是发出了一条公告：“恭喜君莫笑包子入侵小队在圣诞总动员活动中取得大满贯。” 上电视，包子激动。叶修也没想到，原来这里还藏着这么一个设定。毕竟从凌晨零点活动开始到现在，二十双袜子全抢到这种成绩，根本没有队伍或个人完成过。这大满贯拿到十分不易，看系统这样大张旗鼓的专门出公告，多半意味着还有对应的奖励。 叶修顺手就点选了一下，从地图传送出来时就在身边的圣诞活动大使。果不其然，大满贯有特别奖励，而且不像袜子到最后才能去接受礼物，现在就可以领取。叶修随手就选取了确认奖励，跟着又见系统公告：玩家君莫笑在圣诞总动员活动中取得大满贯，得到了奖励——末日之星。 所有人都在急吼吼的点击着奖励去看，入眼的是橙子项链一根，除开基础的法术防御力不提，这项链居然没有任何四维属性的增加，但是却有物理攻击加百分之十以及法术攻击加百分之十两个让人血脉喷张的属性。作为一个讲究对战的游戏，玩家对攻击方面的重视程度永远是最高的。 这种强化攻击力的属性，自然别提有多喜欢。百分之十的物理攻击和法术攻击，这样幅度的提升真的很大。所以这条项链上除了这两条属性，就干干净净的，再没有其他了。似乎已经知道，只是这两个属性就已经够直白强大了。满世界不知道多少人在流口水，叶修自己都点了点头，嗯。 这个不错，说完顺手就已经装备上了，提升从属性版面上看就足够一目了然了。包子领取奖励和叶修也就是前后腿的功夫，君莫笑刚刚上完电视，紧跟着包子入侵的名字也就刷了上去，而且他的奖励也不知是不是什么巧合，看起来像是针对君莫笑一样。君莫笑拿到的奖励是末日之星。 而包子入侵这边得到的奖励叫“撕裂末日”，玩家自然又在迫不及待的点击查看，顿时又引起了一部分玩家的疯狂羡慕。“撕裂末日”是一件武器，是流氓职业最常选用的装备，时套在手腕上的护爪类武器。“撕裂末日”七十五级护爪，重量二点二千克。 耐久二十二，攻速五，物理攻击七百七十一，法术攻击七百六十七，力量加四十，智力加三十一，攻击强化百分之十，攻击效果加百分之五，攻速加三，街头风暴技能等级加二，攻击命中时有百分之五的几率令目标出血，持续十秒。这武器的属性也是异常强悍，攻击强化。 没说是物理还是法术，意味着是双向强化。不过，攻击强化这种描述和末日之星上的物理攻击加时却有着不同。攻击强化这种描述意味着这个增强只是针对该装备的，也就是说，是将撕裂末日七百七十一的物理攻击和七百六十七的法术攻击各提高百分之十。 而《末日之星》上的物理攻击加百分之十这种描述，却是在人物的面板数据上进行提升。面板数据，那就是根据角色的基础属性以及所有装备提升的属性得出的。所以从提升幅度上来说，《末日之星》的物理法术攻击加百分之十，比起攻击强化百分之十这种描述是要强出许多。 不过撕裂末日又不是就这么一个属性，列在这属性下方的攻击效果加百分之五就是一个特别强悍的属性。这描述中没指出是什么攻击效果，自然是指全效果。流氓这个职业，眩晕、出血、中毒等等，能打出的效果特别多。这一个攻击效果加百分之五带来的全面提升，不言而喻。 再之下攻速加三，对于除吟唱施法类的职业以外，都是特别欢迎、特别极品的属性。街头风暴则是流氓七十五级新出的大招，虽然目前评价说这大招的设计有偷懒的嫌疑，因为就是把流氓一些中低阶的战斗技能提升了一些威力，然后综合使出的一个技能。但实战来说，威力还是称得上是七十五级大招的。 在最后，持续十秒的出血，威力说大不算太大，说小又不能去忽略，总计也是让人十分闹心的一个效果，对攻击输出也是一大不易。两大装备一出，无数玩家眼热，甚至有直接世界上打问是否有意转卖的，不差钱的玩家还是相当多的。 这些询问，叶修和包子当然都不去理会了。叶修给君莫笑装备好了末日之星后，人就站起来了，也像之前结束一轮活动的魏琛一样，四下溜达了一圈。唐柔、武晨和莫凡的第一轮活动，这时也都已经结束。三人中，莫凡成绩最好，一人独得十一双袜子，其次是武晨拿到了九双。 不过，由于武臣是中途才改了后发制人的战术，起步有点晚。如果一开始就明确这等思路，成绩没准会更好。至于唐柔，因为中间有一次大爆，从头再来的就更加彻底。最后又抢到了六双袜子后，他们那图也就结束了。星星结束的第一波活动中，以叶修和包子收获最大。 魏晨小队也是差点就拿到这个大满贯了。至于另外三位，成绩相对单人活动来说，莫凡和武晨的成绩都相当不错了。不过这一波活动后，至少一个要点已经被所有人领会：出头鸟不好当。